人不要怕事，因为世界本就无常，生活更不可能一路平稳、一帆风顺。每当遇到事的时候，不要抱怨，不要退缩，不要嫌麻烦，要把它当做一次让你成长的机会。这都是老天给你的礼物，让你不断内观自己，完善自己。心态真的太重要了，自我调节太重要了。 个人能坚定自己的选择，瞄准既定的目标，持续灌注努力，无时无刻不拼尽全力，又永远有从头再来的勇气，不断的崩塌又自我重建，这种能力真的非常可贵。多给自己一些正面的心理暗示，只要你专注于一件事，并且保持积极心态，好事一定会接踵而来。